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六十五集，林清霄慢慢回身，他看起来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，不慌不忙、气定神闲的欣赏着云梦涵的景态，包括他在山路上的紧张、下山后的匆忙。 自以为逃出升天时的松懈，全落入他眼中。云梦涵颓然丧气。对呀，二公子心思缜密，他怎么可能逃得出二公子的算计呢？他从一开始就在目的地等他。最令人难堪的是，他连捉弄都懒得做，就那样平静的、了然地看着他。你要去找林崇玉？云梦涵咬唇。事到如今。 他破罐子破摔，索性承认了。是，云梦涵咬咬牙，壮着胆子一口气说出来：“我和他同生共死，矢志不渝。就算所有人都唾弃他、背叛他，说他是魔族，我也绝不会离开。这种感情，二公子你是不会懂的。” 林青霄眼神依然平静，以一种悲悯的目光看着云梦涵。我懂。云梦涵怔了一下，没跟上来。 <gasps> 什么？我懂。你口中愿未知生、未知死的感情，恐怕我比你更懂。云梦涵愣住了。林青霄说他懂感情， <sighs> 这怎么可能？ 他怎么会懂？云梦涵心里乱糟糟的，胡乱开口道：“你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，怎么会明白愿意与另一个人生死与共的感觉？”林青霄说话不喜欢说第二遍，云梦涵听不懂，他便不再说了。林青霄看着云梦涵平静的说：“我或许不知道爱是什么，可是你和他之间一定不是爱。” 我看在多年师兄妹的情谊上，劝阻你最后一次。他并非良人。你现在回山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看到。云梦寒争中，他反应过来，苦笑。我知道他不是良人，可是我爱他。他当然知道林宠玉身边已经有了素银月。 经过这一次，他恐怕再难和素隐月竞争。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谁叫他爱她呢？林崇玉重伤在身，还被剥夺了家族名号，彻底被中山除名。他如今在仙界如丧家之犬，人人可欺。云梦涵怎么忍心让他一个人面对这些呢？三个月前，中山悄无声息的变了天。 位尊上仙多年的林显红，竟然不敌年仅一千岁的次子，遗憾落败，身下家主之位也易了主。林青霄在那场大战中同样受了重伤，他上任后没有安插人手，也没有大肆清算，而是闭门养伤，不见外人，十分低调。这三个月中，他只下发了两道命令，一道是安置自愿让位的林显红去行宫养伤。 令侧室白灵鸾陪同侍奉，另一道就是将林崇玉从族谱上除名，剥夺其姓氏林，开除中山弟子籍，永世不得再入中山。至于林显宏下发的封锁中山、关闭山门、禁止传递通讯符等事，连林显宏这个前任家主都作废了，何况他的家主令呢？中山依旧门户大开，坦然面对世人打量。 至于林显红说的要将林清霄关入禁府灵山鞭笞一万等事，掌刑司提都不敢提，生怕触了林清霄眉头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这实在是很现实的道理。云梦涵身在其中，无比深刻地感受到众人态度的变化。曾经埋怨林清霄太高冷的人，如今全成了赞誉。 就连林青霄当日眼睛都不眨，挑开林崇玉胸膛，也成了成大事者心性坚韧。世人捧高踩低，无一例外。云梦寒越看着林青霄风光，越心疼林崇玉。终于在今天，云梦寒下定主意，趁着众人为三日后的大典忙得人仰马翻，趁着夜雨潇潇无人注意，他要离开中山，去追寻林崇玉。 云梦寒亲口说出“我爱他”，林青霄已经没什么可劝的了。他站在石碑下，静静看着云梦寒往山外走。在他踏出中山主峰边界前，林青霄说道：“踏出这条线，你就不再是中山之人。此后，中山与你互不相干，生死不论。”云梦寒心里揪了一下，他回身郑重对林青霄拜谢。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云梦涵跨出边界线后，身上的弟子令牌闪烁了一下，随即彻底黯淡，沦为一块死物。云梦涵忽然悲痛难当，他仓皇回头，可是石碑下的人已经不在了。夜雨又急又冷，打在人身上，寒意仿佛要钻入骨头缝里。云梦涵用力抹了把脸，雨太大了。 他分不清此刻脸上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，就像林青霄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离开。寒光殿东殿，洛寒坐在灯下，正在看六界的祈愿。真是听者伤心，闻者流泪啊！他每天都在努力处理祈愿，可是永远处理不完。天道这份工作简直惨无人道，全年无休，随时加班，无论工作再拼命。 下一秒，永远有新的任务冒出来。别人有下班的时候，他却永远没有。洛寒心都要碎了。天地无言，可是却会记录所有痕迹。六界诸人说话，只要带上天，那就会化为一道祈愿，被天道聆听。说话的人可能只是随口一提，但是天道却当真了，会认真的为此人立下契约，等着他兑现。 尤其是那些张口就我对天发誓的男人，是每天给洛涵增加工作量、耗费他宝贵休息时间的大头。洛涵毫无感情的扫描着一众对天发誓，其中还夹杂着许多求财、求好运、求保佑考试的，都被他一眼带过。洛涵为了加快处理速度，给每一种祈愿都定义了不同颜色，在一堆金色、粉色、绿色的愿望中。 一道黑色的信息条格外瞩目。洛寒在那条信息上注目良久，最终点开。金色代表求财，粉色代表求姻缘，绿色代表着求好运，这些都是正面愿望。而黑色、灰色则代表负面，黑色尤其不祥。这意味着发誓人内心的负面情绪已经达到极端，以至于会出现这么深厚的黑色。 洛寒点开后，果然是个熟人。他本没有经历，可是此刻眼前自然而然浮现出当时的情景：大雨磅礴，夜色压抑。林崇玉刚刚结束一场打斗，他曾经多么风光，而如今却像一条丧家之犬，连街边的地痞流氓都敢打他的主意。这些地痞流氓本不是林崇玉的对手。 奈何他现在重伤未愈，还带着昏迷不醒的素隐月，竟然敌不过几个流氓围攻。林崇玉最后是用了法宝自爆，才艰难脱身。法宝自爆炸死了流氓，也炸伤了林崇玉。林崇玉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整个人倒在雨水中，像个血人一样。他躺在肮脏的地面上，被雨水浇得狼狈不堪。他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垃圾。 他看着深不见底的夜空，绝望质问苍天：“我本拥有幸福的家庭，坦荡的修仙之徒。可是现在我被挖去龙丹，打断筋骨，失夺姓氏。我的父亲被软禁，母亲被监视，表妹昏迷不醒，而我的兄弟却招摇过市，风光无二。我爱的女人也为了荣华富贵选择留在他的身边。天道何其不公！” 我做错了什么？凭什么要被这样对待？而他一个道貌岸然之人，凭什么机缘加深登临上仙？我本欲向善，但是天道逼我入魔。如果这就是所谓的仙道，我宁愿成魔。既然天道不公，那我就逆了这天；既然仙界不公，那我就颠覆了这伪善的仙界。今日起，林崇玉已经死了。 我从暗夜重生，无名，夜重玉。洛寒听到忍不住啧声，少碰瓷，自己修炼不好不要怨天道。你是谁啊？惹得天道特意针对你？真是服气了。六界总有那么一些自视清高的年轻人，尤其以初出茅庐的少年居多。自己修炼顺畅，那就是他福泽深厚、聪慧勤奋；如果修炼不顺畅，那就是天公作祟。 刻意压制他，有病就要去看，成天喊着逆天，下次遇到了天道换出来的机缘，还落地那那跑去抢，烦不烦人？洛寒愤怒地关闭了消息界面。天道很忙的，没事不要来打搅我，尤其不要给我增加工作量。林清霄从门外进来，正好看到洛寒气冲冲怼屏幕。林清霄扫了一眼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 洛寒回头瞧见，竟然是林清霄当即刺道：“哟，这么大的雨天，你跑去哪儿了？”洛寒说完，自己都愣了一下。我怎么听起来有点阴阳怪气的？林清霄去见云梦寒，瞒不过人，他也不想瞒洛寒。他坐到洛寒对面，施然拂袖，去送了一个故人。 以后，他就和钟山没关系了。嗯，雨夜相送，真是情深意切，让人感动。洛寒还是没忍住，刺了一句。林清霄说不过洛寒，选择不说。他直接换了个话题说：“主母这段日子身体不太好，她说要避世静养，不想见外人。主母养病，我做晚辈自然无有不从。只是三日后。” 就是继任家主清河大典，主母不出面，女眷那边恐无法招待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